第十七课：人与自然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，我觉得秋天是去黄山的最好季节，因为这时候天气不冷也不热，而且山上的树叶有很多种颜色，绿的、黄的、红的，漂亮极了。秋季不适合去黄山。 二，儿子，你看，地图上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，绿色的是森林，蓝色的是海洋，这里是北京，那里是上海，你来找找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地图上蓝色表示海洋。 三，很多司机都喜欢开车时听广播，因为通过听广播，他们不但可以了解路上的堵车情况，而且开车时也不会觉得太无聊。开车时听广播很不安全。四。 和森林一样，在海洋里也有很多种植物，它们与海洋里的动物共同组成了一个美丽的海底世界。海洋里的植物很少。五，昨天是中秋节。 这一天的月亮应该是一年中最大最亮的，但是让人失望的是，昨天的月亮一直在厚厚的云层后面睡觉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。明天是中秋节。